锵锵三人行， <clears throat> 这个建党伟业啊，广美一个被国民党教育长大的人，嗯，看咱们的建党伟业，嗯，看的这个热泪盈眶，嗯，是吧？我觉得在里面五四运动那一段，我是真的真的感动了，嗯，然后那个，嗯，然后还躲，因为同行的人不好意思被人看见，还往后挪了挪，才那个。 擦了几滴眼泪，结果后来听到大家那个说，嗯，这个电影不咋地是吧？不是，我可是我可是真的看的热血沸腾的，大半夜的一个电影啊，出来在艺术上有人说好，有人说有问题，这都是很正常啊。我的也不是说评论这个电影啊，我看出一个东西啊，我特别想跟这个丹青老师啊请教请教，呃，就是啊，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啊。 就是这次我留意到很多人啊，就是说呃看明星去了嘛，就是因为很多明星支持嘛。那么，但是有些人说说刘一看就是刘烨，嗯，说不是毛泽东，嗯，或者说呃一看就是就是张震，呃不是蒋介石，嗯，对吧？哎，这个事儿。 我看了之后呢，我反倒感觉，就这个建党伟业啊，在挑选演员这方面，比那个建国大业呀，反而是更注重了形似，就是是很认真的，就是这找的这些明星啊，要照我说呀，都有几分形似，你包括刘烨，就为这个都增肥啊，就为了说毛泽东的那当时的脸是有点丰满的，可是为什么？我也确实看着。 好像就是这个演员表演是很尽力的啊，每人就那么一点戏，表演是很卖力气。可是我也觉得跟那个历史照片上那个，这不是一回事儿。后来我就让他们啊把这个照片相比呀，我就发现呢，就是一水儿的，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啊。我就感觉那个时候民国时候的那个人呐，那个原照啊，人就都是厚。 嗯，现在的写样子啊，虽然你是形似，但怎么就显得薄？嗯，呃，就是哎，我给你看看，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你你比如说，你看，按说我就觉得啊， <laughs> 这个陈坤呐，跟周恩来啊，总比他比当年蒋经国要像，对吗？这得有点形似。可是你看，周恩来是这么一种，好像有一种这怎么的正啊，还是成啊，还是厚啊，在里面。 这你看陈坤呢，他实际你这么一比还是现代的一个。你看蒋介石，我就觉得那真是这个 <clears throat> 中正啊，长得挺中正。你按按说啊，这个这个演员张震呢是有点形似，我觉得脸型啊什么的。可是呢。 他就显得有点儿呃，肩薄还是什么？嗯，呃，蒋介石这个显得有点厚重，好像是。嗯嗯。你再看下边，啊，你看， <laughs> 按说也有，按说是形似啊， <laughs> 可是呢，怎么就就不一样？出在哪儿？你再看下边，你看，按说这也形似，对吗？李大钊，可是你看，你就觉得李大钊这个就是敦厚，嗯，这个有一种敦厚那个那个东西在里。你看陈独秀，啊啊，你看。 你就觉得这个真正的这个陈独秀的这个脸呐，我就觉得好像都可以叫陈风雷，嗯，就是好像他脸上有风雷之色，都是这种鼓鼓胀的元气的，嗯，这么一种感觉。你看他，但是演员呢，今天的演员就长得就是薄，嗯，我我这个感觉错了吗？没有啊，没有，这形容词可以随便用，嗯，呃，呃，这这个这个世界范围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记得的，呃。 呃，当然刻骨铭心就是列宁在十月。那这里面不光是列宁，这这酷似啊，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什么莫洛托夫什么，我们能想到的这些人。然后我到了西方以后，我在美国看过至少二十部电影，是关于西方美术史里面的重要画家，从伦勃朗到格雷科，一直到近代的像毕卡索、蒙克什么梵高那不用说了，就是。 呃，是人类会想办法，就是找人，就是跟原来那个人像，然后再现。呃，这也是一个欲望，哎呃，这个，那有时成功，有时不太成功。嗯，啊，中国一直在试。我我印象当中最酷肖的是两个人，就是《走向共和》的连续剧。 就是演孙中山那个人，孙中山太像了啊！这次也也是那个孙中山啊，这是我我我见过的中国试图还原这历史面相的这最成功的一例，而且他演的也好，演的也好。呃，还有一例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呢？其实孙孙孙孙孙存呃孙存是个很很好的人，实际上，哎，很很很好的、很善良的一个人。对。但他要去演这么一个一个袁世凯，但是也还形似。所以你刚才给我们看的是那个静态照片。对。有时候他给他戏了以后，就动作上下文、台词上下文这么连起来，你慢慢会忘记他像不像。啊。哎。 一静态，你可太多可以追究的啊！完全面向学五官这样去追究，生理上追究，还有当然这所谓精神气质上去追究，是 <laughs> 这个无穷无尽的，那没有办法啊。光美，你你的这种，你看你在台湾长大啊，你像你看我挺奇怪，你看我们这个电影涉及到的一些民国人物，比如说蒋介石的像，从小你是很熟悉，那你会觉得张震和他之间？ <clears throat> 你是看张震呢，还是看届时呢？ <laughs> 所以我觉得这么大堆头的演员呢，嗯，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在这部戏里面出现之后呢，他干扰多过于让我兴奋。哎，有点。 就是他太干扰了。如果说你里面的那个谁蔡锷，嗯，刘德华演的，德华，我记得蔡锷，我们小时候读读那个历史书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椭圆的一个一个一个黑白的，然后一个小小带一个小脸，对，小瘦子，对，嗯。 我忽然之间怎么蔡锷就成刘德华了？就是刘德华蔡锷，刘德华蔡，就是我我在看戏的时候我特别干扰， <laughs> 特别干扰。然后像那个孙孙逸仙呢，那个扮演者哇，塞，他太像了，就尤其他不说话的时候，太 <laughs> 像太像，我就是在想这是谁？吓着了！ <laughs> 太像了，真的是有点在在那种在世的那种感觉，但是他说话就。 虽然我也我也不知道陈一先生他真实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是他一说话之后，我就觉得嗯少了那么一点，所以你所说的那种厚重的那个感觉。嗯嗯嗯，我我还是觉得啊，就是说，不同年代是不是不同年代的人的样子，实际是绝不可能在另一年代再现的。不，这里面好好几层可以分析，还有一层呢，就是因为我这一代人是看。 革命电影、党的电影长大的，所以我对《建国大业》呢也很呃有兴趣要看，就是它是一个新版本，呃新新人马在那儿演，对，新美学或者呃，但是呢，我记得呃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电影，所谓咱们这叫主主旋律电影，呃，精神其实演的非常像。 哎，演军阀，呃，演演帝王，呃，演演比方英雄烈士，嗯，那要比今天要要要像得多。为什么？就那一代人他见过这些人，见过这些比如我记得有个白宇，白宇在那个《风暴》一个电影里面演军阀，他当然没有当过军阀，但他见到过军阀，小时候。 啊，然后类似像这个呃，东北那个演员演演演邓世昌，就甲午风云。哦，对对对，邓世昌，他印象他不会见过清清清末一个一个海军官员，嗯，但是他小时候的这种各地地方官员的派头走出来，哎，那种威啊，那种那种那种劲，那种激动，哎。 再有就是这个赵丹演演演林则徐，我听好几个年轻演员说，就就就那几下子我们无法超越，怎么弄？但我在想，就甚至我小时候我都见过，就是很老的老人，我现在想想起来，他们是清末出生的人，嗯，所以他有一种做派坐那儿，那全社会那时候都是这样，啊，所以其实他有一个就讲啊，你看我们讲这些毛主席啊、周总理啊，嗯。 其实他们从出生来讲是民国人，是清朝人嘛？是呃，对对吧？那么清末的时候出生的嘛？哎，毛先生是一一一一八九三年生的，啊，周恩来是一八九几年，也不是一九零零年以后生的，啊，所以实际上他们论论论身份，论文化身份，他们是清末人。你想想看。 所以你现在再回去看清末的照片啊，你看什么杨度啊、梁启超啊，这个这个什么，他有股气，他是跟那个整个时代在一块儿的。嗯，这个气过了，你你你怎么像都演不出来，这这这这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哎，你在台湾有没有见到一些当年的遗老啊？像在电视上当年的这个这个国民党的这种元老？ 我见到我不能说那个是元老，但是我在。 呃，一九九五年，我在那个立交桥下面看过壮大的场面，台北的立交桥，就是几百桌，就民进党的选举，当时民进党还是在野党，我见到了是包括陈水扁啊，那是还是台北市长，嗯，啊，然后见到了三五个就是民进党创创创始人，都蹲过监狱的人，嗯，但是我我不重视他们的样子，我重视的台下饭桌上的人，尤其是头二十排那二十桌人。 这什么人？我看到了，就是解放后被镇压的那些家庭成员， <laughs> 就是地主豪绅，嗯啊，就是这个社会贤达，从老太爷、老太太，一直到儿子、儿媳妇，一直到孙辈，甚至曾孙辈，一一家族一家族坐那儿，嗯，就是讲的台湾话、闽闽闽南语，嗯，这种样子在大陆就看不见了。我只能记得在五十年代在上海偶尔能看到这样的样子。 肥头大耳，哎，讲话非常有礼貌，但是呢，又名气很旺，其实就是就是这士绅阶层，士绅啊，士绅阶层和最早一代的民族资本家的后代和他们本人都在，嗯，很老的八九十岁的都有，啊，给人扶出来坐着轮椅，那气象真是不一样，跟今天的有钱人完又完全不一样，嗯，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台湾叫一些呃比较。 通俗的说法就是土财主、地主对这样子的人。对那他们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们会那么支持人民，那么的支持民进党，主要原因是因为，呃，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然后国民党可能又是一个本土精英，然后他们在二二八当中受过伤害，嗯。 是就就这样。他可能一路以来一直在受到压榨，所谓国民党对他们的一些压榨。七零后的演员、八零后的演员、六零后的演员，包括我这一代演员，你现在要演一个一九一几年的人啊，他真的真的很困难，尤其是七零后、八零后，他没见过那样的人。哎哎，一个演员是很敏感的，他只要见过一个，比方黑社会老大，或者见过一个党魁，他哪怕装都能装的比咱们一般人像。 就不在乎他长得怎么样，没错，就不可能了。这个。 见过呀，还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就发现，咱们就说景仰风神，或者说我这辈子曾经会过一个人。我最近看一本呢，好像叫一个一个篆刻家吧，陈巨来先生，对对，哎呦，这么一本书，太有意思。了。写文书，他就回忆他见到的很多人呢，他就说啊，他说我今天的做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嗯，那比如说他讲这个袁寒云，对，啊，这个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第二个儿子，对，那家伙这个写字。 那是文采风流的这么一个人，他就说啊，这样的一个翩翩这个家公子啊，他就说每一次一见哈，你看这个人一方面呢又是什么青帮老大，对，很多徒弟的，但是呢真见到他呀，就是叫叫循循如也，就是那种谦和礼貌待人，你一点都看不出。他对各色人等对一视同仁，逛窑子对所有小姐都一样，捧着盒子帮人化妆，没错。 这到这种人我都小时候见过，就真有钱人家子弟根本不像电影里演的演那种恶公子，横得要命，就单纯的一塌糊涂，对钱没有概念，对你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没有概念，见到个生人就高兴。嗯，那托尔斯泰书里也是那种贵族，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贵族其实。 咱们现在就很傻逼，实际上就特别单纯。 <laughs> 你像他就讲这个这个袁寒云呐，就说这个人呢流连青楼啊，照他讲也是是比较风流的这么一个人。死的时候都有很多青楼女子给他给他送行啊。但但是呢，他真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很奇怪，只要是一桌在一起吃饭或者喝花酒啊，他对这个女女子啊，不管是是这是在长三堂子里的还是什么人。 碰都不碰，就持之以礼呀。后来他就问他说：“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后来这个人说呀，就是袁寒云就说呀：“说只在我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些亲昵的举动。他说如果是在人前呢，那对这个女人太不尊重了，那不是风流本色。”这是规矩。哎，所以说你就感觉到这种这种人的人物的这种风神呐。然后他写的陆小曼，我没有见过任何写陆小曼的写的能够让我想象这个人。 只有他写的，就是你能见到这个人，也不像大家说那么一个风流女子不懂事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有性情的。啊，有性情。此外，他写到民国的狂人也很有意思，就那会儿性格不受压抑，一方面是有理有约束、有规矩，另一方面人个性其实蛮蛮蛮蛮蛮展开的。他文人狂人到什么地步？就是哥们儿，你这首诗就有陆放翁的意思，搬台子就拍下去，一桌人吃饭。 放翁什么东西？我东西怎么像他？是拂袖而去，绝交，就这样。这 <laughs> 多有意思！这样的人，有啊，有这样的狂人的。 哎，而且他有些东西啊，就是你就看出所谓的什么叫这个贵族啊，他不是装出来的，他是自然流露的。你比如说，他就说这个谁呢？溥心瑜，你看也也在晚年也在台湾，这个大画家就是个这个溥心瑜，他什么是？恭亲王的孙子还是什么？皇亲国戚吧？他溥心瑜，你看他就讲到一个细节，就是。 有些咱们看起来是很不礼貌的行动，但是你一看他就是他这种家庭里出来的。好比说有人送给他几方印，人家篆刻的，送给几方印，他拿来看了看，随手就交给这陈继来说：“正好磨了，你给我刻印。”他觉得说对人家很不礼貌啊，就是说这个说这个印刻的很好啊，你你为什么说啊你不要啊？那就扔了吧。你看。 呃，就就是这种啊，他也不是装出来的，他就是皇亲国戚从小的这样的，你一看他就是这么一种出来的放荡或者斯文或者讲理或者狂暴，这里面的维度非常大。对，哎，然后这种这风格也特别多。 就个性还被保住，所以他那本书太珍贵了。人他是个切片，民国切片应该看看这个这个陈菊来尖嘴猴腮的这个写的当年很多民国的人物，也没有见过任何一本清末明初的著作对当时的男女关系有过这么详尽的，哎呦，几乎社会学的一个一个贡献。哎嗯哎，比方我我我我我一周四天在大老婆那儿。 然后只有两天跟着小蜜在一块儿，就妾也不是妾，其实就今天叫小蜜。但这另外四天他怎么过？他一出去交际给人弄走了，我一点没办法的，就得叫陈菊来，陈叫陈菊来想办法。没错。陈菊来个子矮，人乖巧，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让他跟着这你你必须陪他，哎，然后你毕竟跟他亲密都没关系。结果考验两天说他太好了，就是。 发乎情，止于礼，这定了。这这两年你得看住他，其他四天你绝对得替我看住他，他就替他看住他。嗯，就这样一个十八九岁的一个窑子里刚出来的一个小女孩，就大量这样的细节，当事人不讲，你永远不会知道。哎，我们的文学没有提供这么详尽的这个，除了《海上花》这样的小说。是是是是。哎，广美，你对民国的人物有什么印象？ 我我就不记得我们有写什么民国时期的东西。那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说我要寻找这方面资料，最好来源应该是我父亲。哎，那当他就是民国人，嗯。是，然后他还当年还从呃内地辗转的去了台湾。其实他应该是我这个收集资料最好的人，但很。 我父亲是河南，哦，然后他去了海南岛， <laughs> 然后去了三亚，后来去了呃澎湖还是去金门，然后最后对又去了台湾。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父亲对他所有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绝口不提。我好多东西是后来我看书我才知道，哦，原来以前四九年是那么样的一个。 哎，他会记，他他不跟你讲，就是我们老家原来在哪里？呃，我是怎么跟着这个蒋蒋蒋先生呃，我这么打过来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我甚至跟他说，那你教我说河南话。嗯。河南话，我现在讲的就是河南话。他根本就瞎掰，他讲的普通就是台湾式的普通话。但是，他告诉我，我现在讲的就是对。他说，我现在讲的就是河南话。嗯。哎，这是为什么？你觉得？不，国共两党的军人和政治家都不愿意谈过去。 那我祖父是黄埔军校的，我到台湾去很想问他，他不讲。 他不，他打过仗，二什么的北伐，什么抗长沙战役，他都不讲。哎，我也是有个印象。你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我采访过这个白先勇先生，我就发现我很想让他讲讲他爸爸白崇禧啊，但是我现他不讲，他讲昆曲，或者最多讲讲那个时候的生活习惯。对，宋美龄吃什么穿什么，但他不讲这些个历史风云。其实像我昨天看完那个建党伟业之后，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觉得世事无绝对。嗯，现在你用国。 共，嗯，来分所谓的两党，嗯，但是我相信我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当他决定，嗯，他其实没有决定要去台湾，这个决定不是他下的，对，他只是就是因缘际会辗转的被带到了台湾去，嗯，他我相信他可能连跟了谁他都不一定知道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后来他就被分成那个所谓的国民党，嗯，所以。 我我我觉得，嗯，我不晓得我看完那部电影之后为什么我心里很感动，就是我觉得我用不同的方式去看过去发生的事情。父辈的那个年代，嗯，嗯，对，就是历史吧。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书上要教我们黑白是非，但事实上真的没有绝对的事情。是，国民党教的也跟电影上的不太一样。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请你说说这个面孔啊，就是这个这个样子啊。呃，我我我老是找不着合适的词啊。嗯，这你觉得？我也找不到。 <laughs> 你觉得他是不是他有个不一样的统一？就是这个年代，民国，你看这些人的照片呢，他这个样子跟今天的演员有一种不一样，嗯，有一种一致的不一样。你有没有就是一个集体性的所谓精神密码，我甚至觉得有生理密码，在一个阶段，尤其是所谓大时代。 就是改朝换代，或者有很多战争，很多那种戏剧性的事情，大规模发生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段，呃，这个时候他会塑造一群人，然后这个人会这个会体现一个样子上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视觉就是看的有有有错觉或者有主观成分。嗯。但为什么我看那个时候人的照片呢？一个个都气宇轩昂。嗯。你还是照照相照的好，还是好不容易照张相？你看秋瑾。嗯。哈，你看这个这个，不管是蒋介石，包括周恩来。 照的这个这个这个，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你看现在人身份证上那像，那那们照的。初期照片呃是黑白的，这是一个。呃，第二个呢，就是初期拍照片是到照照相馆去拍的，嗯，这是很郑重很郑重的一件事情，曝光就要哎有仪式感。再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所有人，这这高等人下等人，他都被教育，比方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哎，他是一个前现代社会。 那现代社会主张社会自自由民，这都是西方带的头，就是穿个牛仔就上街了，或怎么样东坐西躺这样子。在此前，西方、东方各民族其实都有一个行为规则在里面，大家变成生理密码。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出现，有些姿态也不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凝聚在一个这么高度仪式感的一个黑白照片里面，又经过岁月，所以你一个很端庄一个一个人，很很很有精神头。你跟今天啪啪啪啪随便拍的照片，啊嘻嘻哈哈那种照片，你你当然是的好。其实其实用白话来讲，其实就是不会装模作样。 真的就是不会装模作样。你说那个时候还是现在？那个时候的人不会去装模作样。另一面，他又要有点装模作样。所有人拍照其实进入一个表情模式。你仔细看他，他精神头虽然好，但他表情模式几乎是一样。很多还不可以。第一，不以看镜头，很少有人笑。 哎，是哎，他他必须端正，哎，正色看着看着镜头，所以这一切造成。接着下来为您播出摄影美珍宝总动员。对应，对，今天就觉得赖了唧的，看今天这照片。